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以军觉着好久没见到徐老师了，是吧？对，感觉长得都有点不太像中国人，了， <laughs> 晒的。哎， <laughs> 徐老师好像胖了一点，是吧？也不是胖，就是晒黑了啊。我觉得他脸方了一点。是是是，真的。 <laughs> 嗯，哎，最近徐老师就是爱女心切，是吧？去去，人家女儿人家是名名常春藤，是吧？常春藤名校，去参加这个毕业礼，是吧？对对，真是。这是一定要去的。 哦，有何感想啊？美国大学生这个毕业礼，呃，那个毕业礼什么感想啊？毕业礼我知道去参加他的毕业礼，知道他那天拿学位，但没想到老布什也在那天拿学位啊？ <laughs> 哦，他们给他个荣誉学位，给九十岁的老布什。 就是说，真 <laughs> 是真是没想到，他九十多了吧？九十对，我记得他九，我记得他九十岁生日那天跳伞，对，他们显示他非常有，对，显示他非常什么？然后他们在微信上传那个，你你看见拍那照片吗？老布什九十岁生日跳伞，被一个黑人大汉在后边保护着。 然后落到地上的时候，全全靠那黑人大汉叉开两腿撑着，然后老布什已经快吐出来了。 <laughs> 他们说见过惨的，没见过这么惨的。老布什九十岁还是别玩这个。所以九十岁还到大学里去拿那种荣誉博士，你看金庸也是的的。金庸是我忘了是剑桥还是哪。金庸不一样，就是剑桥，就是剑桥。金庸不一样，他不单是去拿荣誉博士，他还去真读博士。对。 他后来还到剑桥去真读了一个博士。董桥不就写文章就有点讽刺他吗？就是你都这样了，功成名就，为什么那么在乎一个学位？说啊，以后你这个出行要什么三五博士相伴等等。这你不知道这其中。就说他这样说。哎哎哎，教授讲一讲，他不是到呃那个浙江大学嘛，做文学院长嘛。对。后来带研究生，他带呃一度还收不到研究生，他的名望这么高。 原因是他带的专业是中国历史， <laughs> 他带中国历史？他呢，到北大那时候给他一个荣誉教授的位置哈。北大给他的颁奖词呢，讲他的是一是一个卓越的新闻人。哦，他呢也不讲他的小说，他发表的演说是讲中国历史的几个大危机。 嗯，结果呢？这叫互相不对，因为因为北大知道他讲那个理论，他的主要理论就是中华民族啊，几次外族入侵啊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。可是你这个呢，呃，北大的人听来那 <laughs> 陈寅恪啊，他们好多人，周瑜聊聊，他们都好多人都讲过，大家感兴趣是他的小说，可是他呢，你知道人有未外之思嘛。 对于自己什么叫位外之思？就自己的位置之外的想念、私心，哎，不是私心，就是思想的思啊，外就是说你你，比方说你你是主持人吧，人家说你节目主持的好，你你不觉得？对对对对对。但人家一听说窦文涛书法行或者懂懂文物，得意的要命。对对对，金庸就是这样，你说他小说写的好，他他不，但是甚至报纸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哎，但是呢，金庸他他他他研究中国历史，所以呢。 他在呃浙江大学的文学院长的时候，收不到这个历史系的研究生呢，对他打击很大。所以后来他到剑桥给了他一个荣誉博士，他就不够，他真读一个关于中国什么隋代历史的一个写一个论文。啊。八十多岁就这样，这这老先生真是，他就觉得我这个事情一定要 <laughs> 一定要做做到像一个专业的样子，就这样。哎呦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。 我觉得生活呀，真的是内容丰富多了。嗯，你看，我经常看他们那个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毕业，你看就像你女儿这个毕业礼啊，现在这个生活搞得那么样的形式大于内容，很多事儿呢。你知道，今天孩子们这生活内容真丰富，毕个业呀。 戴着那种方帽子照相，还要举行晚会，还要弄什么 party，连续好几天，连续好几天。各种各样的那种毕业照，奇形怪状，可以创意无限。对，我想我们那个时候国家可真是没条件，是吧？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就散了，就散了， <laughs> 哪有什么帽子啊？什么根本就没有这些。他而且那个毕业礼是在草坪上，就在自己学校里校园里，挤得挤得要命。 那一天的整个波士顿的酒店呢，最便宜都得三百美金，全满了。那家长都很苦的了，穿了个西装，你知道各种各样有穷有有富的嘛。那很多穷的也非得赶来，就是听那个布鲁 e r g 就那个纽约市长，那个保守派来来发表演说。嗯，但他规模是很大。我我其实录了一点东西，我以后放给你们。它很戏剧性的，整整个有这个仪式感。但是但是你知道，你仔细想想这个。 这个学校比世界上一半的国家都要有钱，是哪个学校？这哈佛啊，哈佛，就一半一半国家都要有钱，所以他那个那个真是。 啊，但里面的那个格式跟我的学校是一样的， <laughs> 那个用的词是一样的，就是啊，这个我这个是给我的权利啊，我授予你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就这样。哦，义军是哪个大学？我我就是在英国的时候，呃，在剑桥嘛。哦，剑桥。我们那时候我专门回去领那个证嘛，然后还要他有一个仪式，然后要跪下来的，就是他会先问你你有没有单膝还是双膝？呃，双膝。他问你你有没有任何宗教的原因是不能跪，因为你知道在以前在网上就有张照片说邓亚萍皈依了什么宗教。 不是，他那就是个毕业典礼，就在你前面坐着一个学院的一个人，然后他穿着一个红的那个斗篷，然后你要你你这个跪不代表别的，代表你对学术的一种这个尊就是尊重，你将来要秉承这个学校的一种这个精神，仅此而已，对。你说现在他们有人讲说中国这个大学啊，好像感觉呢是明星大，还是大学大，这个就很有意思。 你比如说，你像我估计，我想象像哈佛呀、像剑桥这样的学校，会不会说你就是一个好莱坞明星来了，我也不会对你无言悲戚。他的毕业毕业典礼里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唱歌的，也是这样。 <laughs> 不过那个唱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他们就认为他像呃女王一样，就是唱黑人灵歌的，就是全场。而且事先不知道。 大家就真的是崇拜他哇！那个学生都激动的发抖，就是看他，他们也这样。那老布什坐在他边上也也争不，前总统哦，光辉也没有那个明星大。你看网上曾经流行呃流传一组那个图片，这个图片就说明啊，就说这个中国永远超不过美国。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有哈佛。嗯。那为什么呢？说中国的大学永远超不过哈佛大学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出了很多个照片。 但是我觉得这些照片是不是有所选择，有就是选择性？为什么呢？就全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怎么苦读？说你看他在长椅子上在读书，你看凌晨四点在什么地方有人在读书，你看这个图书馆里没有一个座无虚席，就那意思，就哈佛的这个学生啊，处处都在读书。里面都是中国学生在读书吗？没 <laughs> 有没有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一些东西跟我们不太一样的。我自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初衷就第一啊，你在这个学校里你谁也不用怕。 就是说，除了学术最大以外，没有别的权威可以要比你大。最直接的，你的老师，我觉得他们就是说，咱们不是叫尊尊师重教哈？他们重教，但一点都不尊师。比如说，那个下了课以后，我们那些老师白发苍苍，自己去擦黑板。我们那时候在中国经常要帮老师去擦黑板的嘛，这里没有人给他擦。然后我说，哎。 你们怎么不帮那老师去擦黑板？他们说他自己写的，为什么不是自己擦？ <laughs> 就是你不用去拍任何人的马屁，因为这个老师管不到你任何的事情。你去写论文，你去考试，你的卷子、你的论文都是除他以外还有第二、第三个人去看，甚至是校外的人同时来看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你的这个上升，就是你的分数啊等等，没有人可以掌握到你这些，只是只有你你自己真的有本事。所以在这种这样一个制度下面，就是说。 你就真的就说我要要我要好好读书，我的功课牛，我就能出来。其实呢，真的人在大学里呢，还是会看到很多黑暗面的。常常我们有时候老师互相之间说，大学都是骗人的啊，有很多这种，包括包括最好的大学都是这样。但是你必须承认，就他现在是一个霸权，他现在就是一个霸权。他霸权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香港现在的我们各个学校。 你的好坏都要看一个叫研究计划的申请，你能获得那些研究计划的申请，就算你的学校好，就算你的老师好。可是这个研究计划谁批的呢？就是哈佛的教授批的。哦，你明白？耶鲁的，包括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很多重要的项目的评审，请的那些人，他都找到那些学校的人。所以他那他哈佛的东亚系是很小的，他本科的学生只有几十个。 可是他里边的教授呢，却影响了全世界各地的那些学术机构的评审，就这种霸权还不是强迫的，还是自愿的，还是去找他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你随便举个王德威就知道，他他影响了台湾中研院一直请他来做所长，他都不去，那为什么？他就隐形资产。 就是说，他这个学校的出来，到不单是他一个了，Stanford 啊，什么什么很多 MIT 啊，都是，就他他这个就是说难听点，这个也是一个霸权，嗯，但这个霸权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的过程，对不对？ 而且其实学校里面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象牙塔，好多就是金钱的力量在这里，你也可以看得到。对，就有一些外国的，呃，比如说在这里设立一个什么基金会，然后就专门让某一个人来做这个基金会的头，然后在这个系里面就专门去做一个什么样话题，这些也看得到。但是，呃，我觉得在在英国的学校里面，他们就是媒媒体会经常抓这种东西去爆料，就是他的这种监督还是就还是会在。嗯。 咱们中国的大学啊，哎，就别多说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美国大学是改变命运啊，中国大学也改变命运。现在不是中国这大学也都招生吗？那这两天传出个照片，你看见了没有？看了看 <laughs> 清华， <laughs> 白富美，白富美说这个。 原来呢是个乡村姑娘，不是脸儿是黑的。我说这清华还能漂白皮肤呢，那一夸下一下就白富美。然后清华这两天赶快出来解释，解释了也是一帮说了一些个不知所云的话，好像跟这事儿没关系。那大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要强调到我们这儿就美容了。 <laughs> 网友很恶劣，下面评语说有的地方白了，有的地方黑。 <laughs> 哦，我也没，有，我看了这张照片，我也没看明白，我也没有去细看。他是为了要进这个学校漂白还是？他为了招生宣传，一直到了我们这里，你看人连形象都变了。但这个是政治不正确，这个绝对正确。这政治不正确是吧？但是呢，他后来想给自己找辙解释来着，他解释他大概的意思，他是想往哪儿解释呢？ 他说是精神气质不一样，说你看到了清华是吧？但是你怎么样解释，你也不能抹杀那个照片的力量。这整个一黑脸变白脸了。但是这更又错了，精神气质，你脸黑黑的站在稻田里。 这才是我们以前邢燕子，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榜样嘛。人家有人是这么说啊，就你你不能把把五六十年代这这个时代风貌给否定掉，对不对？那个脸黑黑的有什么不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别看他急着解释的事儿啊，往往都是真相。呃，我认为是有的，因为现在就是大学女生即将毕业的时候，很多家长啊，包括爷爷奶奶辈儿的，都都思想解放到这个程度，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整容啊。 那真的就不一样啊！我，这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就不一样。你说，而且而且，我送你一韩国游， <laughs> 送你一韩国游，就是不是回来就中国的大学啊？ <laughs> 回来就变成来自三星的你了。对呀，就就就就是就是，所以就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对容貌的要求也是特别的高。也不光对容貌的要求，我是有一个体会啊，就是说，呃，今天的这个学生啊，你说他天真幼稚吗？ 哎，我觉得可真成熟，嗯，真世故。因为什么呢？老师比他们还世故。我听他们之间这个聊啊，都是，哎呦，就是说老师，你看这个老师劝他，说你啊，这个找工作你需要找他那个老师帮忙。你看你来学校这么长时间，你从来都没给那个老师送过礼。 啊，那个老师家里的孩子什么结婚呢？其他同学都去帮忙了，你都从来没有去过。你这赶赶快快毕业了，你不得跟他送礼？你知道他跟，其实现在有时候在某些大学，我发现一种师生的平等，就是我们都是市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 <laughs> 哎，老师和学生真的在某种意义上人格也不叫，那就不能叫人格，就是说。 我们好像都是市场上，就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。面对哎，我们就是就是老师跟学生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嘛。对，也是兄弟姐妹一样，就跟学生不当外人啊，没有那种说老师就更怎么样。我我有同行八十年代在呃内地教书出名的，现在香港退休了又回北京教书。我问他我说现在学生差别是什么样？过去二十年，他说差别是入党积极性提高了。 有百分之三十的同学，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就是那种社团活动。嗯，这是八十年代没有的，就是这是八十年代，就是他们就是，他而且有的就是说等啊，他宁可晚一年入学，为了要进学生会，就是说为为就就学生会这些社会活动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。 所以他他听他讲， <laughs> 我也不知道他是喜还是忧，反正是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变化，就是提早在钻钻营钻营很多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我确实在英国，觉得相对来说这个风气要。 呃，不太一样。我记得我毕业以后一年啊，我去看我当时教这个教中东课的一个老师，特别奇怪。他问我说：“你来干嘛？ <laughs> 你想要干嘛？”就是好像说他觉得有学生来看他，而且这么远过去五年参加毕业礼，他觉得很奇怪。 <laughs> 你来看我干嘛？ <laughs> 真的，他们会觉得说，因为他们跟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好像真的是除了谈论功课什么的，呃，但是他们也有专门的人生导师，到到不太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功能啊。在剑桥的本科生，他有一个职。 指定的人生导师，就你定期要向他去汇报你在看什么书，你做了什么功课，你现在成绩怎么样？他会教导你，一些，就是想把他的这种传统，就做学术的传统，让这个每一个人能够，能够很直接的去做这个做这样一个沟通。可能所以他们之间讨论的可能不是给谁送礼要怎么怎么样。 我们这儿的大学其实还是教做人的， <laughs> 就是对对，就教学生做人。对对对，做文章首先是做人。我这一进学校，老师就这样跟我说，最重要的是做人。 <laughs> 老师是嫌你没送够不，他他讲的做人不是你讲那个意思 <laughs> 啊，他讲的就是说你呃，读读文学啊。 就人品是最重要，你知道老派的是这样，你写字都可以看看出人品。我当时的心里疑问，那周作人呢？ <laughs> 就是说啊，但是老派的人他的确是这样想，嗯，人类灵魂工程师嘛。当时我记得 <laughs> 我的老师就跟跟我这样说，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你在。 师范大学读中文，你是双倍的人类灵魂工程师。我们来回母校，我就讲，我这么些年呢，工程师是不敢做，就想守着自己的灵魂，别被别人设计了。 <laughs> 哎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但是实际上啊，我们的灵魂都被什么设计了呀早晚都被人情世故设计了。我觉得，什么是中国文化？ 其实他们都在讲什么儒家呀，讲这个那个，那当然是我不懂的。嗯，但是就我在社会当中的体会，我觉得最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是叫人情世故。对，这个啊难以说它这个好坏，但是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，呃也和和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你比如说，我就跟你讲一个事儿，就最近他们在讲。 呃，内内地上半年被查的十二名女官员，嗯，当然我觉得有些网友的评论有点歧视女性，嗯，因为就把人家这十二个女官员的照片弄出来，然后那个报道还别有用心的写到，就部分人啊是以色谋权，然后这网友就说，嗯，怎么以色谋权？ <laughs> 如果有女人以色谋权，必定有一个男人以权谋色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要说的不是他们是不是色，我要说的是这些女官员她们的灵魂，嗯。 广告之后， <laughs> 我跟你讲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所以你看，我对女性印象非常好。女性这个贪官呢，经常不是为了自己的，嗯，经常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的。你看人家有研究，这个有个叫杨静的嘛，他说，为家所累，为情所困，是女性职务犯罪的。 重要原因之一，比如说原来广东省中山市市长李启红，什么触犯内幕交易的，她这个女的啊，她是在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所以她真的觉得儿子要怎么帮儿子，哎呀这一家怎么帮帮帮助这个老公或者甚至是有情人，而且女的啊需要伴儿，女的往往自个儿不能成事儿，就是。 他他要有一个伴儿，哪怕那个伴儿啊是个男伴儿，这男的跟他哪怕没有什么苟且，就是呃，咱当然这有点歧视女性哈，会不会女性有一种啊容易服从人的那么一种倾向？就比如说啊，他要是相信一男的，这男的说说说说，他就跟着干去了。哎呀，我记得不是那个张爱玲说女的是什么，头脑和身体要放在同一个地方才安全嘛？就是你如果信这个人，就是什么都信他。 我觉得女人的牺牲精神是会大一些的，呃，不光在中国了，在这个中东很就很多时候看到，就是说姐姐就不结婚，要要怎么样存这个钱供弟弟先娶媳妇等等，就是女人的牺牲好像是她的一个本能一样。你们这样的说法，就是将来贪官女的就减减刑，不不，但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男男的他当了一个就是这个一把手以后，他下面需要一个女的帮他去做一些事情。我看了这些照片啊，就是你讲这个女女官的这个照片。对。 我相信他们，你讲这个以色谋谋权，部分女，哎，我我觉得是情商。你看的时候，有些都五六十岁了， <laughs> 他们他们跟上级，但是他们理解上级，对对对不对？他他很很容易理解上级。有有些上级他可能在家庭在其他的性的小情人那人都得不到的那种，哎。 Understanding 哈，就是那种理解。所以目前徐老师很了解女性。徐老师对对，不不是 <laughs> 不是， <laughs> 我我我现在发现这个不不不是说年初开始说打老虎嘛。啊。现在老虎好像声音不大响，抓鸡的声音比较响。我以为你说要打母老虎。 <laughs> 打鸡的。现在好像打虎声渐渐。 势头不大，的但是精神很大，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有有文化水准、有政治觉悟的嘛。而且你看，女性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腐败，美容。腐败，大量的钱花在老去美容院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